课文二，在宿舍。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？是。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。你哥哥多大？二十五岁。他比我大三岁。女，孩子。 右边，笔。